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呢，咱们说到这个美国人呐，从海底和空中紧紧的掐住了小日本的咽喉。这个时候呢，这个昭和天皇就指示首相铃木贯太郎啊，要想办法寻求和平。铃木是海军大将，那日本海军元老，已经是七十九岁高龄啊，耳朵都聋了。 所以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出山，是吧？你像他那个都这岁数了，是吧？早应该这个含饴弄孙，而不见哪天就挂了呢，是吧？跟天皇就百般推辞，那我干不了，那我说你父皇的老臣，这事儿我就别干了。但是天皇不许，啊，说我不管你聋不聋，首相就是你了。那铃木首相上任当天，正赶上呢大和号战列舰被击沉，日本海军的象征，是吧？对于这个海军元老铃木来讲，非常不吉利。 四五年的七月十七号啊，这个英美苏三国的这个领导人啊，丘吉尔啊、杜鲁门呐、斯大林呐，在德国的这个波茨坦呐，召开了最后一次三巨头会议啊。结果这会开到一半，丘吉尔呢这边出事了啊。原来这时候呢赶上英国大选，丘吉尔一直是战时内阁的首相，现在德国投降了，日本呢跟英国关系不大，所以战时内阁就得解散啊，得重选。 丘吉尔对大选信心满满，那迷之自信，选就选呗，凭我带领英国打败希特勒的威望，还有可能选不上吗？啊，结果这选举结果一公布，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啊就傻了，懵逼了，惨败啊！工党在议会中呢获得了两倍于保守党的席位啊，工党领袖克莱门特·埃德里当选为首相。 一上任呢，啥也别干，您先来波斯坦啊，开会吧那所以呢，这波斯坦会议的后一半是埃德里开的，那等于二战三巨头啊都换了俩啊。美国那边罗斯福总统去世，换了杜鲁门啊，这边呢英国首相丘吉尔半道下台，换了这个埃德里啊。只有斯大林是万年不换的，那谁要想换他，他先换你，把你由活的变成死的。 是吧？那这次会议呢，讨论比较多的呢是处理战后德国的问题啊，要把这个德国的国土啊恢复到这个三七年以前的状态啊，还要分为四个占领区，还要赔偿其他国家战争损失等等。总的来讲呢，除了审判战犯以外啊，对这个德国的惩罚其实并不算很重，是吧？比如这个战争赔款。 当时估计被侵略各国的损失在两千亿美金左右，是吧？但是在美英的这个坚持之下，是吧？德国呢只用赔二百亿啊，还可以通过各种工业产品来支付。那么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呢，就是避免一战后那种过分压迫德国的情况再现。还有一个呢，就是做个样子给小日本看啊，你瞅，只要你无条件投降，我们不但不会毁灭你啊，还会帮助你呢变回一个正常国家。 七月二十六号，波茨坦会议结束，中美英三国呢发布了这个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尽快无条件投降。铃木贯太郎对于这个波茨坦公告的这个反应啊，特别有意思，那叫公开的默杀啊，就是专门搞了一个这个新闻发布会啊，然后说呢，我们对波茨坦公告的态度就是不搭理你啊，你说这也太搞笑了。其实不然。 铃木深知自己的这个任务啊，就是要给日本争取一个尽量体面的和平啊，所以他不是不想投降，而是知道军队内部还有不少死硬派，啊，人家一敦促我就投降，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服，不服就没准搞出什么事儿来啊。所以铃木刻意做出这么个模模糊糊的姿态，其实就是给各方都留有余地啊，好给自己呢争取时间，等待转机的出现。 美国人没有他这么多心眼儿，觉得你这意思就是明确拒绝波桑公告嘛？那都这时候了还不投降啊？按说就应该准备执行“没落”行动，登陆日本本土了啊！不过想想硫磺岛、冲绳岛这种惨烈的战况，心里啊实在是有点虚啊。马歇尔和麦克阿瑟就准备使用化学武器，那这时候呢，杜鲁门总统告诉他们别急啊，咱还有一个大杀器没用，这就是啥呢？软子弹。 原子弹是一种划时代的武器啊！普通炸弹啊，你甭管是靠炸，那还是靠烧，这个能量呢，都是来自化学反应。 但是原子弹不一样啊，原子弹的威力是来自于原子核的裂变啊，一个大的原子裂变为几个小的原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放出巨大的能量，比最剧烈的化学反应还要超出很多个数量级，是吧？这个别跟文科生问这个具体的这个原理是什么了啊，这就是二十世纪人类进入量子物理时代的科技结晶啊。但是任何前沿科技要变成实用的武器，都需要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啊！一九四二年，美国秘密启动曼哈顿计划，开始研究原子弹。负责人呢是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格罗夫斯将军。整个项目人数超过了十三万，花费了这个二十亿美金。啊，这个二十亿美金是当年的美金啊，放今天二百亿都挡不住。除了人力财力以外，科学家是研究原子弹最重要的资源。曼哈顿工程最核心的科研工作。 由集合了众多著名科学家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负责，负责人呢是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啊，所以这个奥本海默呢也被称为原子弹之父啊。当然，在科研方面。 原子弹要感谢小胡子元首的神助攻啊！二战之前啊，世界科学的中心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德国就出现了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啊，像那个普朗克、爱因斯坦、海森堡、波恩啊，这些大神都是德国人。希特勒一上台，这些大神就都大部分逃到了美国啊。其中一些人呢，知道纳粹德国已经开始了原子弹研究，如果让德国研究出了原子弹。 希特勒没那么多顾忌，逮谁跟谁拽，绝对会用啊！所以呢。 他们就去找这个时候也在美国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嘛，那希特勒不可能用他，就跑了，是吧？爱因斯坦呢就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啊，说这个原子弹是可行的，美国政府不但要重视，而且要直接投入到核武器的研究里来啊！如果让希特勒弄出来，咱们哥们儿就都他妈玩完了，是吧？这么一来，曼哈顿工程呢就这么上马啊！咱今天呢这个经常有一个误解啊，就是说研究原子弹好像也没那么难。你看后来苏联啊，英。 英国呀，法国呀，咱中国不都是几年时间就研究出来了？现在连北朝鲜都有核武器了，是吧？但是美国研究原子弹跟这些国家有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它是第一个啊。原子弹呐，基本科学原理没有秘密可言啊，据说大学生都会，是吧？但是呢，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按这些原理，是不是就真的能造出原子弹来？怎么才能造出来？ 这里面不确定性可就太多了，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改变最终结果。而当美国研究成功之后，所有人就都知道哦这条路可行，相当于在前方呢给你立了个灯塔，这就会大大降低研发的难度啊。咱们可以看看这个今天的手机啊，再看看二零零七年苹果发布 iPhone 之前的手机都是什么样啊？你说芯片啊、屏幕啊等等这些大家都差不多，但是苹果就是造出这种不一样的手机，生生趟出了。 这么一条路，告诉大家可以这么做手机，那其他人再这么做难度就低得多了啊！所以当时这个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其他国家在研究原子弹，进展最大的是德国啊，为首的呢是科学家海森堡，但是因为德国那点资源都集中到了飞机坦克上，所以整个计划基本上就停留在了纸面上啊。日本呢也在研究，可是日本没有油资源。 后来德国用潜艇给日本送去一吨多的油，结果呢，刚开到新加坡附近就被美国海军击沉了。所以直到最后，日本人的研究也没有脱离理论阶段啊。其他这个英国、苏联啊，情况差不多。归根到底呢，是国力差太多，是吧？曼哈顿工程呢，就在这样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很多基层工作人员都不清楚自己是干嘛的，是吧？盟友英国一直想参与，美国也没让。 就连杜鲁门在当副总统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啊。所以，经过三年多不懈努力，一九四五年的七月，美国终于造出了四颗原子弹。七月十六号，在阿拉莫戈多沙漠，那代号“大男孩”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威力相当于两千吨 TNT 炸药啊！整个美国西南部都发生了地震啊！这时候，这个杜鲁门总统啊，已经来到波茨坦，准备开会了。 啊，然后底下呢，就是下属给他递了一个纸条，告诉他呢，原子弹研制成功了，啊，这个杜鲁门就跟斯大林讲啊，说美国现在已经拥有了新的超级武器，你想斯大林是老油条、老江湖了，一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啊，但是还是保持着非常镇定的神色，啊，面不改色的回答说，那太好了，啊，就让我们用它去对付敌人吧。 啊，那么杜鲁门开完会回到美国，啊，日本呢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啊，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就被提上了这个日程。为了扔原子弹，早在四四年底就组建了美国陆军航空兵第五零九混合大队，用 B 二十九超级空中堡垒进行秘密训练。这个大队的训练啊，跟别人都不一样。啊，先是练超负荷起飞和降落。 然后练精确投弹啊，经常呢是飞到日本上空扔一枚炸弹就回来啊，但是呢要求这枚炸弹必须得扔得很准，包括队长在内的全体队员都不知道自己在准备干什么啊，不过都知道这绝对是要干大事儿。七月底之前，斯普鲁恩斯将军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在美国本土维修完毕，所以就由他把两颗原子弹运到了提尼安岛。 原子弹运到了，往哪儿扔呢？啊，这个有四个备选的目标：京都、广岛、横滨和小仓。啊，那个陆军部长史汀生说：“我当年在京都度蜜月啊，这地方历史文化价值太大了，排除啊，确实啊，你要不然的话，今天这么漂亮的这个京都啊，就就完蛋了，毁于一旦，是吧？然后呢，把京都就换成了长崎。后来呢，这个横滨呢也被排除了，啊，就剩了仨城市。” 这仨城市呢，都故意没有进行常规轰炸，就等着测试原子弹的效果。四五年八月六号早上，三架气象观测飞机分别来到了广岛、小仓和长崎上空。根据他们报告的天气情况，美国决定，这第一个目标是广岛，啊，由你来先尝鲜儿。啊，这一天的凌晨，由。 蒂贝茨上校指挥的伊诺拉·盖一号 B 二十九轰炸机从提尼安岛起飞，飞机上呢带着绰号“小男孩”的原子弹。经过六个小时的飞行，蒂贝茨的飞机和两架观测机来到广岛上空啊。广岛防空部队一看，哇，就来了三架飞机啊，连防空警报都没拉，您随便炸无所谓啊，反正就没没多少啊，大场面我们见得多了。八点十五分，飞机找到了预定的瞄准点。 广岛市中心的一座大桥啊，蒂贝茨下令投弹，小男孩脱离了弹仓啊，然后呢，轰炸机赶紧全速撤离。四十三秒之后啊，小男孩在距地面六百米的空中爆炸。这个时候，蒂贝茨的飞机啊已经飞出去快二十公里远了，但是机组人员还是被一阵刺眼的白光闪的暂时失明，然后就是一阵剧烈的震动。 冲击波瞬间把广岛市中心几十平方公里的地面夷为平地，紧跟着大火蔓延了全城。日本这边突然发现广岛所有联系都中断，然后谣言四起，说发生了一次可怕的爆炸。军部的人都纳闷啊。 是吧？说没听说有人轰炸广岛啊，而且广岛也没有大的弹药库什么的，就派一个军官坐飞机去调查。这个军官呢，飞到离广岛还有二百公里远的地方，就看到一个巨大的蘑菇云直冲云霄。到了以后，发现全城在燃烧，厚厚的烟雾笼罩全城，就赶紧报告。那说传言是真的，赶紧组织救援。 在今天看来啊，广岛原子弹是核武器里的小兄弟儿现在手提箱原子弹都比它威力大啊，它这威力很小，只相当于一万六千吨 TNT 炸药。但就算这样，还造成了大概当时八万人在爆炸中丧生，七万人受伤，占了全市人口的一多半这还没算后来因为核辐射死伤的人数啊。当天呢，杜鲁门总统就发表了声明。 宣布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的消息，然后警告日本啊，说如果你还不投降，还会有更多的原子弹来炸你们，让你们尝尝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啊！但是日本政府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日本没有反应，苏联人坐不住了啊！ 斯大林虽然承诺对日宣战，但是呢，不是没有条件的。除了外蒙古、旅顺、库页岛这些以外啊，还有一条呢，最让美国不能接受的就是要求参与占领日本，跟德国一样。那日本的北海道啊，加上朝鲜、中国东北，都得由苏联人占。这一点呢，杜鲁门是说什么也没答应。所以斯大林也是一边往远东调兵遣将，一边观望形势，等你美军登陆啊，死人太多，不就肯定来求我了吗？是吧？现在呢，原子弹这个一爆炸。 是吧？斯大林马上就意识到日本人要完蛋，再不行动就晚了，没有摘桃的机会了。啊，于是两天之后的八月八号，苏联对日宣战啊，越过这个中苏边境，向关东军发动进攻，就是今天的中苏中蒙边境，进攻中国东北啊。八月九号，美国在长崎又投下了一颗原子弹。本来这次攻击目标呢是小仓啊，结果轰炸机飞到小仓上空呢，发现云层太密。 来回飞了几圈，没法瞄准啊！日本人呢，还起飞了战斗机拦截，就转向了长崎啊。等到长崎一看，哟，云还是挺厚，不过突然中间发现一个空啊，是吧？原子弹呢，就从这儿被扔了下去，是吧？一分钟之后，离地面五百多米的高度呢，爆炸了。这颗原子弹呢，绰号叫“胖子”，跟广岛原子弹用的核裂变材料啊不一样啊，它是布而不是油，威力呢比这个广岛那颗还大。 啊！但是长崎多山地形啊，这个降低了原子弹的威力。饶是这样，也有七万人被炸死，全城一片火海。两颗原子弹这个都扔下来，美国人可还没有收手的意思啊！不是还剩一颗吗？啊，格罗夫斯呢，就准备把这颗绰号“恶魔之心”的原子弹也扔到日本去。 那么还会不会有第三朵蘑菇云在日本升起呢？这帮小鬼子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投降？咱们下集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